ฟังธรรมเพื่อเป็นส่วนประกอบ กับการปฏิบัติที่เรากำลังทำอยู่ที่สา ต่างกันในชิงที่เราได้ทำเมื่อเกิดปัญหาอะไรขึ้นมา เราก็ได้ยินมาก็อามาทำให้มันเกิดการกระทำขึ้นมา出现任何情况， ภาคฝึกหัดไม่ใช่ภาคเรียนรู้ฝึกหัดทำให้เป็นไม่ใช่รู้ถ้าทำให้เป็นเราต้องสอนตัวเรา不่ ได้ความรู้แต่ทำให้เป็น เช่นเรารู้ทุกไม่ดีอันทั้งที่เรารู้รู้อยู่ แต่ว่ายังมีทุกข์โกรธไม่ดี เรารู้ว่ามันไม่ดี แต่ยังมี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นั่นคือความรู้จำใช่ไม่ได้知识什么是知识别人教我们啊我们就记下来啊比如说苦 谁都知道苦不好，啊！但是不管哪个人教你说苦不好，不要再苦了，可是你都还在苦，啊！你做不到。那老祖们，你啦，须当以感恩，啦，去慈悲，当为体解，使有感恩心来。 那么我们呢？啊，每天在这儿啊，不停的实践，不停的觉知，不停的跟觉性在一起。啊，这时候你是啊，真知道，你是实实在在的知道，啊，不用别人告诉，你，别人告诉你一万遍啊，三万遍都没。 一定要通过你自己认识自己的一个过程，才能发现真理。这是佛陀教的，这才是真正的修行。หันไปที่ต้นการจะทำให้มีอยู่ที่กายเอากายเป็นมิตีสติอยู่ที่กายให

就是活在当下，跟觉性在一起。啊，他靠得住，啊，他永远都靠得住。เป็นผู้ผิดเป็นผู้ถูก เป็นผู้หลงเป็นผู้รู้อย่าเข้าไปเป็นให้เห็นสติจะทำหน้าที่เห็นให้เห็นอย่าเข้าไปเป็นเห็นมันผิดไม่เป็นผู้ผิดอยันเนี้ย 那么接下来呢，就又要跟大家唠叨同样的话。那么活在当下的同学，看见了，他来了，看见了，不要成为他。看见了，不要跟随他，不要成为他，不要成为那个苦的人，不要成为那个乐的人。 จะมีบทเรียนสติจะมีบทเรียน มีประสบการณ์ เห็นมันผิดสติเห็นมันผิด จะมีประสบการณ์เมื่อมีประสบการณ์หลายข้างก็จะมีวิวัฒพัฒนาขึ้นมา จนเกิดตาวาที่เปิดเปิดเป็นยาขึ้นมาได้那么啊，你念念都有决心啊，决心来的时候，然后决心提起的时候。 你啊看到了你的迷，啊把迷变成了知道。提起决心的时候，你看到了啊你的错，啊你把错变成知道。决心是有啊，张老师的词是决心是有记忆力的，啊他会记住的。 觉性自然看到，自然远离它。เมื่อวานได้พูดถึงรูปนามเพราะมีสติเห็นกายอยู่ตลอดเวลาเห็นความคิดที่มันคิดขึ้นมา เห็นอยู่หลายั้างหลายหนได้เห็นเป็นรูปธรรมนามธรรมขึ้นมาได้พูดถึงตอนนี้เรา

以前呢，这个身和这个心啊，出现的啊，所有的一些状况，我们就会跳进去，变成了我的身出现的啊一些不舒服啊，腰酸背痛，啊，我的心啊出现的一些啊好坏对错苦乐，啊，我们就会跳进去，成为它的主。 那么，呃，来这里练习了，啊，我们告诉大家这个方法以后，啊，这个身和心出现的所有的这些东西，我们把它统称为，把它简称为是一种现象而已。如果你把所有的这些能看透它，知道它只是身心出现的一种现象而已，这时候。 会放下它。เห็นทุกข์ไม่เป็นผู้ทุกข์ทุกข์ไม่มีค่าจิตจืดแล้ว พอเห็นเนี่ยไม่เป็นเนี่ยมันหลงเห็นมันหลง อะไรที่มัน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เห็นเนี่ย มันไม่มีค่า ก็เลยเกิดพ้นภาวะเก่า 就是说，苦以前，一来我们就跳进去，成为那个苦的主人。那现在呢？苦来了，我们知道它只是一种现象，只是一种现象，就说明。 Senhor. คนที่เห็นงูก็ไม่ต้องถูกงูกัดส่วนผู้ที่มีสติเห็นทุกข์ก็ไม่ต้องเป็นผู้ทุกข์ในหลักอริสัจทีเป็นอย่างนี้那么苦就像一条毒蛇 คิดเฉยๆก็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ทั้งทั้งนี่ไม่มีอะไร 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ความคิดตัวเอง ความคิดขึ้นมาโกรธก็มี คิดขึ้นมา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คิดมามีความรักมีความเกลียดชังก็มี มันความคิด เฉยๆมันใช่มีตัวมีตนอะไร所有的苦呢，都是由念头升起的。所有的苦呢， 都是由我们的知见上的错误升起的。啊，那么我们就是在啊这个觉性上下功夫，好好的活在当下。念头来了，我们回到当下；啊，妄念习气又来了，我们又回到当下。多行，路行难，再没好路，把贫俗贫途。 จะไม่โอนนามมาเป็นสุข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หมายความว่าแต่ก่อนเรามี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เพราะใจมีความสุขเพราะใจมี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เพราะกายมีความสุขเพราะกายแบบนี้จะไม่โอกายโอใจอันเป็นรูปทำนามทำมมาเป็นสุข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以前我们会把这个身看作是身，会把这个心看作是心。 那么用功以后，知道这只是名和色而已，名和色只是一种现象啊，名和色啊是一种幻想，是真实不虚的啊。这个呢喃龙人龙。 เ้าเราเกิดไปหลงจะเป็นรู้แต่ก่อนโกรธเป็น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แล้วเราฝึกหัดไป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จะเป็นความไม่โกรธความหลงเป็นความหลงความหลงจะเป็นความไม่หลง นั้นเปลี่ยนอย่างนี้ด้วยปฏิบัติธรรม是，它是虚妄不实。 โกรธไม่เป็นธรรมความไม่โกรธเป็นธรรม 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ไม่เป็นธรรมจริงๆ ความไม่ทุกข์เป็นธรรมจริงๆ เรารู้จักเราก็เลือกเอาปฏิบัติลงไปที่ตัวเรานี้那不是 生气不是真理，苦不是真理，啊，但是有迷就有不迷，有真心就有啊没有真心，有苦就可以做到没有苦，大家要有信心，我们一定可以做到，这啊是佛陀啊四十多年来教导。 ลื่อนหลงไปไม่หลงเรื่องปฏิบัติชอบ เป็นสัมมาทิฏฐิเปลี่ยนทุกข์ไปไม่ทุกข์ปฏิบัติชอบแล้วถูกต้องแล้ว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เป็นสมุติบัญญัติไม่จริงความไม่โกรธเป็นปรมัตสัจจะมันจริงกว่ากัน那么圈น起来呢，这是啊世俗地是世俗的东西。 那么没有称心了，这是胜一地，是第一地，是最究竟啊，最上。啊，那么大家一定要清楚这一点。我们学很多了，啊，教理上背了很多，一定要去做，啊，一定要实实在在的去做。嗯， พวกเราเคยอ่านพระสูตรสติปัฏฐานสูตรมีสติถอนความพอใจ และความไม่พอใจออกมาได้ถอน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ใน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ออกมาได้ มีสติสัมชัญญะแน่วแน่อยู่อย่างนี้เราเคยเรียนเคยอ่านแล้วบัดนี้เรามาเห็น ไม่ใช่คิดเห็นมันเป็นการพบเห็นจริงๆน้องพี่ถามหัวใจ 经典上在书上都能看到的东西，那么我们现在来实践，实践什么呢？看到什么呢？啊，有决心将自己的满意和不满意彻底拔除，有决心的从满意和不满意中彻底跳脱出来。经典上讲多少？ 佛教的书籍上讲多少啊？那么我们现在每天坐在这，满意不满意？从早到晚，你可以真的看到它。然后用词是真的看到，真的不承认，真的看到，真的没有成为那个满意和不满意的主人。佛见、心见，能够打哪吗？ อันหนึ่งคิดเห็น มันอยู่ไกลเกินไปต้องมีคำถาม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ถ้าพบเห็นนี่มันเห็นต่อหน้ามันไม่มีคำถาม ไม่มีคำถามมีแต่คำตอบคนอื่นตอบไม่ได้ต้องต้องตอบเองเพราะพบเห็นแล้ว我们在书本上看到啊，或者是通为通过思维想到这两种都 根本没有办法跟我们从现在的实修中体验到啊来相比，是完全不能相比的。啊，就在你的眼前，啊，一会儿苦，一会儿乐，一会儿腰酸背痛，一会儿又不痛，就在你的眼前这些东西啊，你看得清清楚楚，然后不要再跳进去成为那。个。 为苦乐人。จึงไม่ควจสงสัยเพราะภาพปฏิบัติมันเป็นการพบเห็นเห็นมันหลงมาพร้อมกันกับความไม่หลงเห็น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มาพร้อมกันกับความไม่ทุกข์เห็นความเกิดมาพร้อมกันกับความไม่เกิด เห็นความแก่มาพร้อมกันความไม่แก่เห็นความเก็บมาพร้อมกันความไม่เก็บเห็นความตายก็มาพร้อมกันกับความไม่ตาย มันเป็นคู่อยู่แล้วก็มีสิทธิ์เปลี่ยนได้ เปลี่ยนหลงเป็นไม่หลง เปลี่ยนทุกข์เป็นไม่ทุกข์ เปลี่ยนโกรธเป็นไม่โกรธอรเนีย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สิทธิเป็นธรรมะที่ปัจจัยของชีวิตเราจริงๆ有的人每天做的这做手部动作，进行 可能会觉得很无聊，但是你知道每一个知道知道每一个觉知觉知，你知道它的力量将会是多么的强大，啊，不管是你在禅堂里，还是以后你回到你的生活当中，啊，这一念知道能够把你的贪变成不贪。 把你的嗔变成不缺，把你的痴变成不痴，把你的苦变成不苦，把你的迷变成不迷，把你的错变成不错，就是这样，啊，把过去的所有的习气都改变，变成知道，啊，把过去所有的被贪嗔痴留意的那些东西都变成知。 这个人生是有意义的。过去我们浪费了太多太多我们的生命了。这一生让它变得更有意义。这一生让这一生是最有意义的。嗯，老板，你光变汤，我们老板变汤，老板老板变汤，老板汤都开始缺原料。 เราไปเรียกร้องความเป็นธรรมจากคนอื่นมันไม่มีทางเราต้องในความเป็นธรรมเราจะมาเห็นเรื่องนี้เข้าจริงๆเลยว่ากรรมฐานที่ตั้งของการทำมันเป็นคำที่ศักดิ์สิทธิ์จริง ๆ มีทุกข์ก็เป็นไม่ทุกข์ได้就是这个决心，每天从早讲到晚。这一念决心提起，你是一个真正的人。 你就能啊像佛陀一样啊，长老如此，你就是佛。啊。这一念你没有觉醒，你跟着贪嗔痴啊不断的啊流转，不断的去造业。长老说，这一念你不是人，你像鬼一样生活着，很可怜。所以大家时时刻刻提起这些。 像一个人，像一个佛一样生活，啊，不要再像啊一个鬼一样生活着。我，没听你，我，我得听吗？那总猜了，哈哈，那。嗯。呃，我就刚，把这把，把它打完。 ปฏิบัติดี ปฏิบัติตรง ปฏิบัติออกจากทุกปฏิบัติสมควรเป็นสถาบันชีวิตเราสิ่งที่ไม่ดีเปลี่ยนเป็นดีสิ่งที่ไม่ตรง เปลี่ยนเป็นตรง สิ่งที่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เปลี่ยนไม่ทุกข์ปฏิบัติสม่ำเสมอเป็นสถาบันนี่คือพระสงฆ์ใครทำงานนี้เรียว่าเป็นพระสงฆ์听到呃南老师他所 他从泰文的意思就是啊，出家人，一个有决心的人啊，不管你穿的是不是出家人的衣服，你有没有啊剃掉你的头发，这个有决心的人就是出家人，就是一个真正的出家人。 อยู่ตลอดเวลาเลียนทุกข์เป็นไม่ทุกข์เลียนโกรธเป็นไม่โกรธ มันก็จะจบจริงๆ อาจจะเป็นความหลงเป็นขั้นสุดท้าย เป็น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ขั้นสุดท้าย 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ขั้นสุดท้าย ได้จริงๆ一个真正的出家人啊，是心出家，心出家，而不是只是身出家。 所以我们在座的各位啊，出家在家人都可以做到一个真正的出家人啊，让自己的心真正的成为一个出家人，嗯，这是佛陀教导的啊，而不是让大家每一位啊都啊离开家庭啊变成啊出家人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们真的能做到心出家。 才是真正的出家。如果姻缘合合的话，你可以做到先出家、先出家，啊，两个同时的话，那啊，就是最棒的。这可是你装聋有，装没装哭有，装没装哭有，对吧？那装什么？有你装没聋的了，哭没哭的了，哭没哭的了。嗯。 现在在座的每位，啊，你还有迷吗？你还有在起真心吗？长老用的一词是，如果你还有迷，还有起真心的话，你已经过时了。啊，你， <laughs> 你已经是一个过时的人，啊，不是一个现代人了。我们与时俱进，我们现在的人。

มีวัดวาอารามอยู่ มีพระสงฆ์อยู่ แล้วก็ปฏิบัติได้สัมผัสได้อยู่เวลามันหลงเปลี่ยนหลงไปม่หลงนี่ทำได้อยู่ทำไมเรามาทำเวลามันโกรธเปลี่ยนโกรธมันไม่โกรธทำได้อยู่จริง ๆ มีสิทธิไม่ต้องขอญาติใคร่那么不要再迷下去，大家通过。 三天过去的这个时间，应该看自己看到很多了，是吗？啊，看到了自己无法控制自己的身和心，对吗？你能控制它吗？你能控制你的身吗？你能控制你的心吗？所以不要再跟着这个身去迷了，把对身的迷变成知道，啊，不要再去跟着这个心。 对新的迷变成知道，啊，把所有啊以前的迷都变成知道，但是你一定要看见，怎么才能看见？就是要通过这样，啊，看起来很无聊的这样的动作啊、惊喜啊来打基础。啊，如果你没有一个好的地基，这个楼是盖不高的，盖起来的楼也会摔下来，也会倒下来。 所以啊，这七天好好的打一个好好的基础啊。那么，当你的决心不断的加分、不断的啊增强的时候，回到日常生活当中，你才能用得上功。没懂，没实体，没懂。对啦，忙过，没实体，没过。对啦，安住，没实体，没住。 那么迷的时候，每个人都有权利不迷；那不迷的东西，每个人也都已经拥有。那么苦的时候，每个人也都有权利不苦，可以不苦的那个东西。 我们也已经本具，所以大家好好的利用自己的这个啊权利，好好的去用功啊！你已经拥有了，你已经具有了啊！每个人都有觉醒，跟觉醒在一起，让这一生真的是很有意义。 有的人一面生气起来，一天、两天、三天，白天生气还不够，晚上一边睡觉一边生。 去，睡不着，生气。 ใส่บอกหลวงพ่อเล่านิทานแน่ว่าเป็นนิทานแน่บางกันนะอะไรก็ว่านิทานแน่บางกันนะโอ้นิทานนิทานนิทาน เวลาเหลือเท่าไหร่ก็มีสิบนาทีนะครับหรือแล้วแต่หลวงพ่อ 但是各位有没有这样？一面生气起来，那个人把你惹生气，我到死我都不会忘记他。他过来过，民没打，他没用，他在样那个。他得的，他没打，没打，当打打。 еще откуда она? ถึงโกรธก็มีมีความแตกแยกความเหนียดทิ้งกันทุกความโกรธ แค่นี้เองในชีวิตของเราอะไรเป็นแสนสาร那么到底我们人生的最究竟的东西 跟着自己的全心走，跟着自己的啊零走，啊这个损失太大了。嗯。那对他。 มีเรื่องจริงๆเรื่องนี้ในภาคอีสาน在泰国有这样一件事情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กล่องข้าวง่อยข้าแม่เป็นไม่ใช่สาเหตุเพราะว่า在泰国的东北部 这样一个故事，因为啊，这个吃的饭太少了，就把妈妈给杀了，嗯。妈，路，赶แท路卡妈来，破床坐。那么，这个孩子肚子非常饿。 回到家里，饭只有一点点，孩子缺起来啊，气得像疯子一样，一刀把妈妈给杀了。 因为儿子很饿，做了一天的，啊，耕了一天的田，耕田，很累，又累又饿，心情也不是很好，为什么只给我吃这么一点点饭？ 没劲，没劲，熬了太累，可能饿了，可能饿，才会发生这样的、那种的。这个肚子饿和身体上的疲劳，让这个儿子嗔心这火熊熊的在燃烧。儿子就跟妈妈吵：“这饭太少，吃不饱。”妈妈说：“够了。” 吃那么多干嘛？儿子说不够，太少了。一句两句这样啊，不停的啊讲下去，儿子的这个火越来越大。炒黄果，再来哦，弟妹仔炒黄果，炒黄牛，弟妹仔就来吃菜。 把妈妈杀了，又来吃剩下的最后几口饭。发现饭吃完的时候饱了，饱了以后才意识到妈妈已经被他杀了。 <coughs> 这时候，再回头看看母亲，母亲已经死了，自己其实已经迟了，来不及了，妈妈走了。当当狂怒，当差，妈妈死。 เสียเปียบ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ยิ่งใหญ่ที่สุดแล้วเดี๋ยวนี้ในจังหวัดที่มีเรื่อง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เราสร้างเป็นธาตุไว้เอาใส่กระดูกแม่ไว้ที่ทุ่งนา คนไปยังไปเห็นอยู่ถ้าไปบางไทยไปพาไปดู 那么这个母亲的骨灰呢，嗯，被那个地区的人啊安放得非常好，然后做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小小的啊比较大的一个塔啊，就是要借这个故事来提醒大家，不要成为啊这个称心主人，不要被自己的称心所奴役。 不要在一面失去理智的侵心下，做出啊自己后悔都来不及的事情。嗯。一个很会生气，很会气生气。 在分别的同时，不停的起嗔心的人，啊，你已经过时了。我们已经不分别了，我们已经不起嗔心了。啊，我们学到了啊佛陀讲的法，我们都不起嗔心了。如果你还…… 那么，我们平常的话，啊，很多人没有自信，啊，没有自信，不相信佛所讲的，是真正的能够做到。过来，过来。

没有给自己信心，让自己好好的跟觉性在一起啊！彻底的从贪嗔痴中解脱出。啊！要相信自己，你一定能做到。阿罗汉多啊，ไม่ใช่จิตใจนะเป็นอารมณ์มันจวมาอาศัยใจชั่วข่าวแล้ก็หนีไปโทษแล้วก็ฆ่าแม่ตายแล้วต้มันต้องหนีไปในความโกรธ 刚才刚才他们讲的，它不是讲的念佛。一面不清醒，一面就从清醒，完全没有跟决性在一起，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连自己的亲生母亲都能杀。尊者说。

那么，在中国的啊，禅宗的六祖慧能大师啊，告诉我们每个人啊都要跟自己的自信在一起啊。那么，自信本自清净。 自信本来是清净。长老说，就像一块白布，这块白布本来是白白的、干净的。但是啊，如果有了脏的东西啊，或者黑的墨汁啊，来被染到的时候，啊，白布其实依然是白布。啊，就像我们讲的啊，乌云。 you เช่นเราฝึกสติเวลานี้เราฝึกสติถ้าเรามีสติก็เป็นคนคนเดียวกันถ้าเราขาดสติก็เป็นคนหลายคนไปเราเนี่ยเรานั่งอยู่นี่ถ้าเรามีความ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อยู่ทุกคนก็เป็นคนคนเดียวกันมีแต่ความ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ถ้าหลงก็เป็นคนละคนไปซึ่งไม่ได้大家知道吗？啊，坐在这个禅堂里，为什么你是张三，你是李四。 你长高，他长得矮；啊，你胖，他瘦，为什么大家都不一样呢？啊，大家知道，啊，不一样的原因，啊，是探嗔痴的程度不一样，是你。 知道别人的事情，好好的回过头来知道自己的事情，不要再去攀缘了。我们攀了那么多年的缘了，还不够苦吗？贪嗔痴贪了那么多年，撑了那么多年，吃了那么多年，甚至是生生世世这样的再攀冤还不够苦吗？ 刚还讲到分别，不停的攀缘，攀缘以后就分别，分别以后就坐在这妄想念头纷飞，还不够苦吗？还要再苦到什么时候？没有其他的。 只有这一条路，知道，知道，不停的知道。啊，佛陀开悟以后，用四十多年的时间做的是什么？就是在告诉大家，要知道自己，要有觉性，跟觉性在一起，跟自信在一起。可是我们不会学呀，啊，我们全部都钻到了书本，钻到了经典在理论上。 下了那么多功夫啊！我们一定要在实际生活中，要在事上去做呀，老老实实的去做。เกิดวันที่๒ที่ตั้งของการทำพุทโธสอนตนพุทโธสอนตนตั้งต้นตัวเราทุกคนเนี่ย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ที่ตั้งของการทำไม่มีรัตตธรรมโนนประเทศใดที่จะทำให้คน 修行呢，就是自己教自己，自己是自己的老师。这并不意味着你就真正的成为了一个老师。我们只是说让你从自己的身和心的迷中啊学习自己，而不是这样一讲。 就啊狂妄自大的认为自己是一位老师了，嗯，认为我可以不啊不礼佛，我可以不恭敬啊出家人，不是这样。嗯，我们还是要啊从自己的每一个贪嗔痴的凝中，清楚看到自己，啊，自己是自己的老师，自己的念头、自己的身和心，就是自己最好的。 他不是教佛法正量的路子，他讲佛法讲藏教，没语境，他们去去，去说白粗，说这些佛法上讲没语境，他不懂ปฏิบัติการ。那么我们讲的都是真的，长老说他不会带大家走错路的。 请大家相信这一点，佛陀也不会带大家走错路的。啊，通过你不断的跟觉性在一起，不断的跟觉知在一起，啊，你会发现你的迷会越来越减少，甚至于不迷；你的苦会越来越减少，甚至于不苦。嗯。了。 taking 捉猴子，捉猴子的方法，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？捉猴子的方法，猴子很调皮，很难捉到它，对吗？就把椰子，大家知道椰子吗？啊，把椰子挖一个洞，然后放几粒花生在椰子里。但是这个洞呢，啊，挖的不大，啊，这个洞挖的不大。 刚好这个猴子的手可以进去，但出不来。嗯，嗯，这个手呢，这样啊，把它缩着放进去可以，但是它要抓里面的什么花生？ 他就要抓，对吗？就变成了攥拳头。他如果要抓着花生，他就出不来。他要出来，就要把花生放下。那他如果没让放进去呢？没让放进去，他不投了呢？放进去，他就能抓，他就跑。他如果没让，他没让开进去，他他就跑，他就跑。那么， 他在里面抓着花生，这个手要拿出来的时候，啊，他拼命的拿拿出来。这时呢，一般就会有捉猴子的人就来了。他看到有人来了，他不是把花生放下，把手拿出来赶紧跑掉，而是拼命的抓着这个花生，拉着这个啊一大串椰子。 不是一个椰子，了，一大串椰子，一串一串的椰子哈，啊拉着这个一大串椰子，不停的啊疯狂的在奔跑，但是这一大串椰子非常重啊，他一个小小的手在这么拉着，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被捉到。问大家猴子。 那么被抓到的原因是什么？被抓到的原因是他一直抓着这个花生不放，他的贪嗔痴的欲望让他一定要得到这个花生，所以他宁可被人捉到，被人家打到，他也不放下他这个想要的花生。

今天是第四天啊，你才来训练你的心才第四天，所以这个觉知力还不够强，觉知力不够强啊，所以你就想放也放不下当你觉知力强了以后，你一看到说那是个陷阱，你自然而然手都不会进去。 านไหนมีหนูมาก เราไม่ต้องไปคอยไล่หนูแต่เพียงแต่ว่าเอาแมวมาเลี้ยงให้อาหารแมวสติหรือว่าจิตของเราก็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นนั้นอย่าไปคิดว่า เราคิดเด็กมากตัณหามาก คงปฏิบัติลำบากไม่ใช่เนาะเราต้องเพียงแต่ว่าให้อาหารสติ ให้เขาโตขึ้นแล้วสติก็ไปจัดการของกิเด็กกับตัณหาเอง那么你对这小猫刚生下来 又很虚弱，嗯，还没长大，甚至于这个猫，呃，那个毛啊，它身上的毛毛都还是湿湿的。你想想，这只小猫能捉住那只啊狡猾的、又胖又大的老鼠吗？那么现在，孙教说，现在你们要做的是什么？大家可以思维一下，要做的是什么？

不到。那么很多人呢，没有来训练自己的心，他每天没有在养猫，他在养老鼠。老鼠一天一天的变更大、更胖，变得更多。小猫还那么虚弱，小猫不给它吃东西，它怎么长大呢？所以我们好好的来培养我们的觉知力，让这个觉性啊越来越。 显显现。จำไว้นะทุกเวลาที่มันเกิดกิเลส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ความปวรความโลภความหลงก็ดีโยนอาหารให้มันถูกโยนให้ถูกแมวนะหรือโยนให้ถูกหนูก็คือว่าเปลี่ยนจาก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ความโลภความหลงเป็นความไม่โกรธไม่โลภไม่หลงเป็นการโยนอาหารให้กับสตินะโยนอาหารให้กับแมว所以我们要一直喂猫养猫而不是把食物 扔去老鼠那边，变成了喂老鼠、养老鼠，老鼠不断的在长大，而猫咪在被虚弱的后死掉。那每堂课，每堂，哇，比例很宽，名额宽，很多同学。那第一，我们，练猫，让它长。那第二，我们，练蛇，让它长。这猫，是那第一，我们负责。很多东辰学员常常会抱怨说，我的老鼠。 多了，我的老鼠又大又胖，比你的胖多了。啊，大家不要去在老鼠上下功夫，啊，动禅师教大家在猫上下功夫。我们只养猫，每天不停的养猫。当你的猫变得又强壮、又聪明、又机敏的时候，你想，很多人说猫一下就能捉住老鼠，但是尊者说，这时候所有的老鼠看到这只又高又壮的大。 会做什么？呢？它自己就跑掉了。那么这只有觉性的猫，呀，看到这些老鼠的时候，这个老鼠基本上对猫没有任何意义了。不要把老鼠看得那么重，不理老鼠才是我们要做的事情。好了，那我就认真。